课文一，在家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觉了？以前都要十二点以后才睡觉。我明天八点就要到公司。有事吗？经理生气了，他告诉我，明天八点不到，以后就别来了。生词：太阳。 吸，生气。